我系四维厄拉，追求五官端正嘅假眼港女。你听紧系《r e g e s i n 厄拉一度。思考要独立，抽水要坦白。魏思杰，政治有新任。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。